第二十五集，会钓鱼的学生并不多，与他们同行的人寥寥可数。湖岸边空旷而安静，两侧繁茂生长的绿树在头顶枝叶交错，偶有碎浅的阳光从树叶下隙间投射下来，抖落在绿如翡翠般的干净幽深的湖面，照得湖面缓缓流动的水纹波光粼粼。 油虫在岸旁找了个坡度较缓的地方，撑开折叠椅子坐下，然后取出鱼竿上饵。周轩想和他比试，选择了坐在离他数十米远的地方。将抄网放在油虫脚边，林和熙咬着从路旁摘下的细长绿叶，原地蹲下来，拉紧叶子尖尖的两端，腮帮子微微鼓起，将气流渡到唇边。 短促悠扬却毫无旋律可言的乐声骤然响起。牛虫举着垂在湖中的鱼竿转过脸来，林和熙心情愉快的挑起唇角来：“怎么样，好听吗？”对方收回目光，面色毫无波澜的道：“把湖里的鱼吓跑，今晚你就什么都不要吃了。”林和熙闻言又笑了一声。 那要是你钓到很多鱼，功劳是不是都该归我？游虫淡淡嘲道：“哼，天还没黑，就想着白日做梦了。”顿时觉得他有些无趣，林和熙不再说话，抬手抵在脸侧，眉眼松散的望向平如镜面的湖水。很快就有第一条鱼咬上钩，以鱼线为中心的湖面，有水纹渐渐清荡扩散。 油虫轻挪手中的鱼竿，瞄准时机，将鱼线从湖中拉起。活蹦乱跳的鱼在钩上甩出轻微的弧度，干燥的空气中有晶莹剔透的水珠溅落，金色的阳光直直穿过水珠，在视野内折射出浅浅的耀眼光芒。仅仅只是转瞬即逝的美丽画面，林和熙仍是撑着脸看的兴致盎然。 油虫仍旧坐在椅子上没有动，转过头想叫他拿抄网去接鱼，瞥见他又长又浓的睫毛轻抬，瞳孔明亮而专注的望向前方的模样，下意识的顿了顿。短短一秒时间里，竟然有些想不起自己要说的话来。好在林和熙很快回神，也立即意识到了什么，捡起丢在油虫脚边的抄网，朝坡底迈出两步。 将鱼取下，装进抄网里。他替对方装了四五条鱼，旁观钓鱼的兴致也渐渐被消磨殆尽。且长时间蹲着容易腿麻，轻眯眼眸，打一个哈欠。林和熙起身朝旁边走去。湖边的人比他们来时要多，林和熙沿着湖边慢吞吞的闲逛。走出数十米后，路过摆在湖边无人看守的画架。 画架上夹着干净空白的画纸，架子旁摆着画笔和调色板，画架前甚至还有一张折叠椅，画架的主人却不知所踪。林和熙不自觉停下脚步，站在画架旁抬眸望过去，而后目光轻轻定住。从他这个位置和角度看过去，恰巧能够十分清晰完整的将坐在湖边的油虫收入眼底。他又等了片刻。 见画架的主人仍是迟迟不来，忍不住在画架前的椅子里坐了下来。拿起调色盘上已经削好的铅笔，他抬头朝油虫在的位置扫一眼，眼底缓缓浮现出轻微的笑意来。回去找油虫时，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，对方还坐在原地，压在湖边的抄网里已经多出近十条鱼。余光瞥见他走近，油虫转过脸来。 神色冷淡的瞥向他。你不是说跟过来帮忙的？林和熙停在他身侧，漫不经心的笑问：“我只说帮你们拿东西，可没说要守着你们钓鱼。你找我帮你看啊？”尤虫握着鱼竿起身：“你帮我看两分钟，我去周轩那里。”林和熙愣了愣：“呃，可是我不会钓鱼。”尤虫道。 如果有鱼咬上钩，你坐着不用管。林和熙这才接过他手中的鱼竿，接替对方在椅子里坐下来。游虫绕过他，走向十几米外的周轩。林和熙百无聊赖的坐在椅子里，单手撑住下巴，转头去望对方越走越远的背影。在周轩那里站了片刻，游虫转身欲要返回，却被面孔陌生、相貌清秀的女生拦下去路。 隔着不短不长的距离，林和熙只能隐约扫见女生侧脸的轮廓，以及从对方手中送出的熟悉的白色画纸。大约五分钟以前，他的手还摸过那张画纸。只需稍作思考，就能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他偏头望向远处游虫的背影，微微眯起一双漂亮的眼眸来。他不知道那人说了什么话。 亦不知道尤虫面上是什么表情，只看见尤虫在那人手中接过画纸，低头看起纸上的画来，顿时觉得心中微微不满。他坐在这里做这样枯燥至极的事，尤虫却悠闲自在的站在岸边和那借花献佛的人说话。从椅子前站起来，林和熙抬高声音，面不红心不跳的朝尤虫站的位置喊：“有鱼上钩了！” 说完，握住鱼竿的那只手腕甚至还轻轻晃动，造成湖面涟漪轻起的假象来。游虫果然回头循声望过来，看清湖面微小的动静时，他有几分怀疑的蹙起眉来，却还是将手里的画还给身侧的人，转身大步朝林和西迈去。心中忐忑的女生没能及时接住游虫递来的画纸，那张画从对方指尖落下。 落在满是土屑的地面上，即将成为别人的鞋底物品。林和熙顿觉微微心痛，忍不住高声提醒油虫：“哎，画掉了！”匆忙间，油虫只能弯腰捡起那张画，拿着画快步朝他走来。林和熙站在原地，不动声色地松下一大口气。大鱼脱钩逃跑的理由已经滑至嘴边，手中的鱼竿却骤然一抖。 面上神色惊断，疑心是自己出现幻觉。林和熙有些困惑地朝湖面鱼线头落的位置看去，仿佛为了验证他心中所想，手中再次发生了更加剧烈的抖动。面上少有都露出几分无措来，林和熙僵在原地，求救般地将目光直勾勾投向走近的游虫。还是第一次见他这副模样。 尤虫有几分好笑的羊羔眉间，要从他手中接过鱼竿。林和熙的视线却轻轻扫过尤虫手中的那张画上。虽然画架主人借花献佛的事令他心生不快，但擅自使用别人的东西，的确是他的不对，也算是他理亏在先。短暂的走神间隙里，手中尚未来得及交出的鱼竿再次猛地下沉。 林和熙一时松懈，竟顺着外力惯性被鱼竿往坡下带去。游虫及时伸手扣住他的手腕，将他往后重重一拽。林和熙身体骤然后仰，背脊撞进对方怀里，肩胛骨骼着薄薄的 T 恤布料紧紧贴上对方结实的胸膛。饶是像他这样平日里吊儿郎当和口无遮拦的人，此时也有点面露狰然。 呼吸下意识的轻柄一秒，油虫却没有立即退开，而是直接就着从背后环抱他的姿势，将画纸塞入他手中，接过鱼竿，双臂用力往上提。感受到背后胸膛的微微紧绷，林和熙骤然回神，渐渐镇定下来，意味不明的侧头，朝油虫那张近在咫尺的侧脸看去。油虫流畅漂亮的下颚线条此时微收。 嘴唇抿成一条略显冷硬的直线，黝黑深邃的眼眸锐利的望向前方。当然，对方这副模样也只维持了短短一瞬。下一秒，鱼竿骤然一轻，鱼脱钩游回湖中。游虫微不可见的凝眉，继而才像是终于意识到什么般，无意识的侧过脸来。显然是没有料到。 怀里的人同样是侧头观察他的姿势，两人的脸陡然迎面相对，他的嘴唇以无法挽回的速度从林和熙的脸颊上轻擦而过。尤虫面色倏然凝滞，缓缓从他怀里退出来，与他拉开距离后，林和熙抬起指腹擦了擦自己的脸，神色无辜的眨眼睛：“这一次可不能算在我头上。”他蹙眉低叹道。 我可是受害者。